锵锵三人行，嗯，今天这事儿惊动马老了啊！ <laughs> 这个故宫被盗了，对啊，说墙给打了一个洞，能在故宫的墙上凿一洞，当然，这故宫马上又赔礼道歉，又怎么跟社会说明不是实体墙？嗯，就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故宫被盗了，它是一个装饰墙，哦，装饰墙，哎，对，是个装饰墙，因为老百姓老误认为是实体墙，好像感觉这个现场很狼藉嘛。嗯，你想，你要真是故宫那墙，这这薄的都一米，那个凿一个洞，对不对？对呀。大家觉得现场狼藉，这个说就是，这是一张纸穿墙而过啊。此人呢是游客身份进来的，而且呢还是我的老乡， <laughs> 山东人，山东广义的老乡，广义的老乡。咱咱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说实在的，我看这人偷的东西啊，他是个土鳖偷洋货。嗯，实际这这个，这有点莫名。偷的是一套。呃，马爷，你这他偷的什么东西呢？这个展览我比较熟，因为这主人我很熟。啊，香港的两仪藏，他呢藏了很多中国家具。当时呢，他还是很想做一个中国家具的一个。 一个这个展览，嗯，结果呢，故宫觉得你是不是另选一个题？然后呢，他就把他收藏的一些西方的这些化妆盒，大约都是百八十年的啊，比如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卡地亚啊、梵克雅宝什么，就这类似这种品牌的，嗯，他那时候呢，有的那个化妆盒啊，嗯，这个盒是女士拿的，十四 K 的、十八 K 的，还有烟盒。 啊，丢的也有烟盒，欠珠宝的啥？哎，对对对，就奢侈嘛，奢侈品嘛，就这西方百八十年的奢侈品，古老奢侈品。对，所以它这个展览叫交融。 就东西方交融这么一个展览，哎，结果这贼呢不怎么开眼，就是中国的东西都暗淡无光，一看这都金光闪闪， <laughs> 上去就专门把这十四 K、十八 K 的，他拿的全是这个， <laughs> 而且还掉了两件，摔坏了是对对对， <laughs> 就是最后在那个洞附近找着了，还掉下两件。对，最后逮着这人挺逗的，说在网吧，他他跑跑，你再可以看看这，你看，就这哥们儿，就不不到一米六，一米五几，身高身高不太，闲的我人民警察多么高大。 他是说偷钱不是偷偷东西的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可以理解，就缺钱， <laughs> 缺钱跑故宫里头偷展览去。对，他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呃，不能说艺高人胆大啊。 <laughs> 他这个贼呀，就是个胆大，什么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这次呢，说起来给故宫一个教训，就这人就上去一剪子，先把你这个。 这个这个线路哎，线路给你断了。我们这是很古老的这个报警装置了。现在的所有的报警装置，一不要说你拿动，你把它绞折，一断电它就报警。啊，现在这都考虑到了嘛？把所有可能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嗯，但是他去那个地方非常危险。你看那个图，你能看出他在故宫的府地。 嗯，哎，马爷，我问问您啊，这说是这个，这是不是说明故宫的防盗装置也像故宫一样古老啊？ <laughs> 对啊，听起来其实很危险啊。对啊，他二十多年没有发案子了嘛。江洋大盗那做好了方案，那都是博士，那不敢进去，自个儿吓唬自己，这不成那不成。嗯，这就什么真的是没有技术含量，不要以为什么江洋大盗他就是敢敢去。 上去全是你想他破一个洞进去就能砸了砸了能拿了拿了还他妈掉两件一看就不专业了 <laughs> 您都出去了还丢丢两件你别别说想一般的贼啊，嗯就一般贼怎么样也不会想到去偷故宫是吧？对你你想凭想象你觉得故宫哎呦那我门卫森严如何如何，结果但是所以这这个事件我觉得挺危险，因为这个事件暴露出来就是原来故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偷 <laughs> 对呀，我看那个报道啊是。 当天晚上抓着他了，对，嗯，都盘问了，结果在这个保卫人员打电话汇报的时候，他跑了。对， <laughs> 这说明这 <laughs> 你知道，这说明两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呢， <laughs> 是他们没有警觉，哎，没有警觉呢，他跑了以后呢，按理说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人，如果你找不到，你要层层报，你首先报公安，公安如果说再找不到，那就报武警，他能把这个。 呃，当年我记得抓那个叫韩什么玩意儿，这三千多武警围得水泄不通，然后那人就上了房了。那人偷什么？逼着他有珍妃印呐，就上珍妃的金印呐。珍妃也是在故宫。故宫他偷完都带在身上。故宫以前出过这案子，案子和大家老喜欢偷珍妃的东西。对，珍妃那印被偷过两回嘛。对，这人呢，这印还挺沉的，他带在身上呢，他都上了房了。因为底下那个飞贼呀，非贼对对，那贼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然后呢，这个三千多武警包得个水泄不通吧，这人就往房上跑。当时还有那么个插曲呢，他们是一上房，你不就看见了吗？啊，嘿，你也看得见影啊！让很多那身手矫健的武警蹭蹭蹭就是也上房想抓的。后来说别上房，你一上房就闹不清谁是谁了。哈哈哈满房都是贼，我操！谁谁谁谁就闹不清楚了吧，对吧？所以就哗啦又下来了。便衣啊！下来就把这就把这贼给逼的，最后从那个墙上往下跳。那故宫那墙。 那不得摔折腿啊！对，就当场就摔折了嘛，就给逮着了嘛，就跑不了了嘛。你逼他上房，你就逮着他了。这个呢是呢，我觉得刚才不说两个问题呢。第一个是，他没有层层报，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话说，说搜的三点没找着回回去了，是吧？第二个问题说明他历史上他一定碰见过人，就净源没净干净，所以他才放松警惕。 如果他从来没在里头碰见过生生人，他一定如临如临大敌。那我估计他可能经常碰着这个赖子在里头犄角旮旯的。啊，这个他属于半信半疑之间。首先他没觉得他是贼。如果他真的就头天晚上抓住那会儿，他觉得是贼的话，肯定一手抓着一手打电话。 <laughs> 对他肯定。再说那孩子，你瞧那跟小鸡子似的，他肯定跑不了嘛。 <laughs> 嗯，就我觉得他警惕性不够。 可是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听说这几件跟故宫有关的窃案，比如说都跑去奔着珍妃那玩意儿去，那都是预谋的。对啊，你但但是问题是，以我所知，故宫应该还有很多好东西啊。有啊，就是说怎么去偷的，都是偷这一类型的。就就其实珍妃那玩意儿也算不上是。 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吧？但是它金印呢？它是那一疙瘩十三斤多呢，黄金，多他妈掏出去融了。他们他们土鳖就是偷金银财宝，对对，他你看这个就是个土鳖吧？你二马爷当贼，他 <laughs> 对呀，就是说呢， <laughs> 他呢，你看这个贼，他去了一个很危险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没发嘛，就不说了。他隔壁就是玉器馆，哎呦，那家伙，那他要，但是他不懂事儿，他因为我说了，他肯定被抓住。 我不是他妈事后诸葛亮，这么大警力去肯定抓住他，因为现在的他沿途的所有都有录像，肯定能够调出来找他，是吧？如果他进了内馆，他就命就丢了。为什么？那个我们盗窃重大文物是有死罪的。哎呦，对你那个玉器都是无无价之宝，那就那就是重大文物了。这个好在都有保险嘛，干什么？它有价值嘛。 相对来说，这还不是中国文物。你说这盗窃重大文物，我倒想起来了。现在都说中国那那个祖宗坟，恨不能全给刨了，都都这这个盗墓嘛，不是？嗯，他要是盗着，咱国家不是有这规定的吗？多少年代之前的？嗯，他怎么？他不是重大文物，主要就是这个，就是重要的文物就可以导致你死刑。哎，你盗墓那个还不一定，不是。 盗墓也是重要的墓葬，是吗？啊，你挖一个，你挖一隔壁邻居的，那都问题不大。打比方说，死不了。咱们先说死。这个。打比方说，我我我我就瞎说一个假设哈，好比说不是这个说是《兰亭集序》，嗯，不是说是唐太宗陪葬了吧？那你要盗，假假如是真的，嗯，假如盗墓贼下去弄着《兰亭集序》了，王羲之的，嗯，那这个就死刑，那肯定死刑，这个不用问。 呃，那个再有一个，现在很多种情况下，他偷着这个呃很大的宝贝啊，怎么就能在国际，怎么就能够出了国呢？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这三十年啊，这三十年呢，呃，除了经济上的变化以外，很重要是一个科技的变化。现在盗墓贼他有很多现代化科技勘察，包括他爆破技术，他成桶状的往下，对，那一炸药装进去就声不大。什么叫桶状？就是他。 他这一炮下去，通就是一个桶，然后再下去， <laughs> 通就这炮就打下去了。 <laughs> 这会打炮的，对对对 <laughs> 对，他都是有高科技的定向爆破，用的都是这技术，而且勘察，呃，有一个我我知道有一个盗墓贼，他是买的最高科技的那勘察车，直接走过去他就勘察这底下什么情况，他大概都知道。就所以你在海外看到了，就是这这两年就最近这两年反而少点了。 就是大概在九十年代到二零零零年那会儿出，那时候最多。那到香港合理活道上全是出土的，全是出土的。我我也听说过，但是我很好奇啊。嗯，就马爷，你刚刚讲到像文涛讲的那个例子啊，假如他真的跑去盗这个《兰亭集序》，那这些东西，你别说说是重大文物，但是问题重大文物这个范围啊，你总得有这个东西，然后国家说这个是属于重大文物。嗯。但是问题是，假如他在墓葬底下，我们根本连这东西到底有还没有都不知道。 那怎么能够宣布说这个《兰亭集序》是重大文物呢？它是这样啊，所有的墓葬，嗯，就是高等级的墓葬，你要下去个把人，嗯，您就是十个八个人，你拿不干净的。你比如满城汉墓文物一百一万五，就你们河北的，河北省博物馆主要就是满城汉墓的东西，一万五千件文物，你怎么拿得光？ 嗯，你肯定是捡你有用的拿，而且那个东西它不是摆放在明处打着灯让你挑，是不是？有的掩盖在土里，所以它你经常会落掉一些东西。嗯，你比如这个辽代的耶律乙之墓的开国元勋，嗯，呃，那算工作人员赶得快，那盗墓贼已经离开十一天了， <laughs> 那就算是你十一个小时东西也拿光了吧？就是，啊，还就拿不光。这个盗墓贼他主要去把金银拿走。 他手手这所有的贼都一个路子，没错，都是哎，一定他都是土鳖，先把金银器拿走，拿走以后他不敢翻回来，为什么呢？那个就走漏风声嘛。那个地方比较偏，结果临近的一个村儿，距他最近那个村儿大概有十里路，那村长就率着村民就去了，去了以后说呢。 一共拿一个啊，一家进去一人代表拿一个回家， <laughs> 就把那墓葬给分了，分了。等公安局什么 <laughs> 文文物队去了以后，又把这村围起来，说一家交出一个来，又都交出来了，特 <laughs> 多的东西，个个国宝。哎呦喂！所以那那盗墓的后来没抓着，你要抓着那肯定都是死刑。咱现在国家变成捡盗墓贼的漏，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道兄最近也准备干这个，对对对对， <laughs> 先研究一下， <laughs> 先研究一下。对，你看马爷啊，这个盗墓这东西啊，这盗墓贼没盗墓前，墓底下有什么，大伙都不知道。那他这个要去拿去脱手，比如我在香港以前见过河里活盗那些很多嘛，对吧？现在也有，对那些呢就都理解。但是我好奇的是，你比方说你要真有人敢偷故宫文物，嗯，那就相当于在国外的美术馆，比如说你去偷蒙娜丽莎，嗯嗯，这种东西他偷了之后啊，他出来他怎么脱手呢？ 比如说，他在市场上，他拍卖不了一拍卖都知道是是赃物，那他一定是有个地下市场。那买家呢，一定是极少数的一圈人，这应该是很容易追索，是不是？对，他他有两路的人，西方有一 <coughs> 这个盗专门盗博物馆的贼啊，他是定向有买家的。有的买家他还真不是缺钱，嗯，他就是酷爱那东西，他下订单，他下订单说你你把他东西给我弄来，我给你多少钱。然后到他那儿呢，他搁在地库里，所以有的东西一丢丢半个世纪。 最后，才在某个地方发现，就是他根本不想变钱，他他对钱是没感觉，他是对物有感觉，那个那个占有欲。对，呃，这是一路的。还有一个就是销赃，销赃呢，美国他处理的比较好。美国它的重大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就是一旦丢失哈，他马上就发通告，他通告发到所有可能收购这个地方，比如所有的古董店都会收到这个这份通告。嗯，如果你收了，治罪的。嗯。 有人就为这个，就是说我没看到那份通告，我收了，那他不管你，他就视同你是犯罪，他把你抓起来。所以每个人买拿东西，他就都要问来源，你哪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很注重这些事儿。我们就就就是不知者不为罪，顶多你就是说东西卖给你了，说东西在不在你那儿，在这儿交出来。当年雍和宫。 因为我们人道很多嘛，啊哦对，我不，我们不是，我们制度不太健全。 <laughs> <laughs> 当年雍和宫有个小喇嘛，就是呃一时兴起，就把一个一尊佛像拿出来，当时卖到虹桥，虹桥那时候还有摊儿呢嘛，对，卖到虹桥，我认识一人，他呢一看，哟，这东西还真好，一谈价钱说不贵，一千块就给买了，一千块， <laughs> 买了以后呢，那好多年前了。 买了以后呢，没舍得卖，买的也便宜，你就搁在家里供着。供着以后，后来就是案发以后，那小喇嘛就说卖到那儿卖谁呢？就领着警察就去了，一去他是长摊嘛，他老在那儿嘛，说就卖给他了。卖他了以后呢，那警察说是不是卖给你了？他说啊是卖给我了。卖给我了，警察说在哪儿？说在家呢。说回家拿去吧，就去拿。拿完了以后，警察抱着就走，然后他就说哎。 还没给我钱呢，警察说：“你以为我来买你呢？我不抓你就是好事了。”然后后来那人跟我念叨好久，说：“说警察这么不讲理，把我那东西拿走，我好歹是买来的，你买一赃物嘛？ <laughs> ”人民警察才挺爱护的，这个地的，对对对对 <laughs> 对，就是一切都是交易，对对。所以，但但我又想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定向的买家，那这个其实也很危险。比如说像这个富春山区，现在在台北不是汇合嘛？ 好像是先运到北京来，我看是没有没有在台北，在台北不是台湾的那不是咱们来，他们的圣山拿过去对圣山对。你说这这不是很多人这几年充分表达出对富春山区的兴趣？嗯，万一他给偷了，那就肯定也是这个定向的，这个是吧？对他这个，除非定向，但是销赃是很难的，因为太太难了。你看这次故宫还算快，嗯，就是故宫新闻发布会以后，把那七件东西直接就就公布了，丢的哪七件？ 这时候你再买，你就有有点明知故犯了。所以他堵住了他销赃的路子。但这有一个风险，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旦你公布这东西，他觉得卖不出去，他就要给你毁了。哎呦，他也有这风险。你不要以为这没风险。哎，您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古古墓葬啊，是不是这种盗墓集团呢？比咱们这个全国的考古队加起来的发现都多？他对，反正他也 <laughs> 不是他 <laughs> 积极。你比如说，你比如前两年的那个。 长沙的那个呃望城县是望城县，不是那个盗墓盗的很大，那个是长沙王地位非常高，盗墓了大概三十多天，公安人员才知道，那就很晚了，抓了很多人，抓了三十多个嘛。其中那个组织者，组织者是一非专业人士，是当地的计生委的一个副主任。 <laughs> 现在就是，你还不好好搞计划生育去，然 <laughs> 后组织这个，组织的山东的、卖河南的啊，对，各种盗墓的，然后下去他分工，嗯。 然后最后给抓住了，抓住里头有长沙王的金印嘛。哎呦喂！哎，我就说现在这个这个盗墓啊，都盗到一个一个什么程度？这个山东他们给我找材料，真事儿啊，就是山东肥城市的底下这么一个，这是个孝子啊，他老娘去世了，一个月前嘛，他就个给老娘下葬，但是要不说真是孝子啊，他就想啊，我给老娘专门买个手机陪葬，而且这手机啊还充上电。 放上电话卡，他希望能够听到天堂里还能跟妈妈说话嘛？就就把这手机放妈妈兜里，就一起下葬了。下葬了，过了几天他接到妈妈电话，就前一阵不是他接着妈妈电话， <laughs> 他说打一个跟天堂联系一下吧？ <laughs> 你打 <laughs> 不是忙音，你知道吗？嘟嘟嘟，那边正在跟别人聊呢，你知道吗？这一下把他给惊着了。后来一报警，警察一看。 他妈那坟给盗了，把他妈那手机偷走了， <laughs> 那是让人知道了。 <laughs> 这事儿都有，这不新鲜。他这个，你比如那个，就当年那个，就说那个曹操大墓吧，那个墓一下去啊，一下去很简单，专业人一下一看这底下，一看啊，说这河南人来过，山东人来过，湖北人来过。人说你怎么知道？说各地的烟盒都在这儿了， <laughs> 还有那种区域性的香烟，这个地方一般就是本地人抽，抽完就扔在那儿了，然后一看。 你知道有的连热水都拎下去了，为什么？那方便面泡过碗面， <laughs> 你知道吗？太不专业了，这帮人。那个盗墓的有时候要在底下待很长时间，他也难受，他也不能老吃干吃凉的，吃干的。不是避孕套就找你， <laughs> 就都下去了，家眷下去了。 <laughs>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盗来的东西哈，怎么弄出国外去？你知道有什么渠道吗？怎么弄出国？ <laughs> 什么意思啊？好像是我找买家的哈。他这个，他们盗墓的都有特殊的途径，因为你要不然他不可能你在国外能看到嘛。 香港、澳门，因为我在参考消息还是在哪？我看到外国那么一个新闻，就说国际上跟中国的这个盗墓集团之间呢，就说全世界十万人的这么一个行一个庞大规模的行业，甚至能够达到国际买家，可能是地下的，他下单呢，就要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这就具体一道一道一道一道，所以我就挺奇怪，最后怎么能到他手里呢？ 它是这样，就是它这个利益链，这个都很正常。每个行业，我们我们不熟的时候就觉得很难。你比如我们说，这毒品上哪儿买去？那吸毒的人全都买得着，他走到哪个地方他都买得着，对不对？是是。让咱们买，咱找都找不着。没错，说说重上哪儿找去？对呀，一看就知道。对，而且他有他的单独的一条途径，都已经形成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些盗墓的人啊，咱是斗不过他们的。 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你从国家从现在我们的整个市场跟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地下的好东西那么多，我们现在光是挖出来放在仓里头，那些博物馆啊、考古机构里面，很多东西清理都清理不过来。我们根本有关的专业的考古学训练出来专业人士，受雇于政府的这些正经单位的研究机构人没那么多，处理不了，挖也挖不了那么多。但你反过来想，盗墓。 他是为为利所趋啊，嗯，这是市场力量在跟你斗，我这等于是你斗不过他，他人一定比你多，全国盗墓的人加起来一定比我们正经考古学家多，然后他们每天干这种事儿的效率、动力、所用的装备资源，一定也会比我们平均的要好，你斗不过他。但是这个有的手段也是比较拙劣，你咱咱甭说这个盗盗墓了哈，咱就说阳宅，对吧？ 这这这两天不登出照片来，季羡林老，季羡林那个死后他的这些个东西到底给谁呀？给儿子？给给给保姆啊？还是给北大呀？哎呀，这一直就是个疑案。你瞧这照片，你看见没有？这是这个押押上法庭的被告， <laughs> 说这被告这这女的呀，说表情极丰富。你看看，在法庭上跟法官，你瞧。 嗯，对，就是就就是他们冤枉我，你瞧，有时候还跟法官乐，你瞧，在这个这这这这，他说，我觉得这个季羡林呐，嗯，身边人呐，这个关系之复杂呀，这个女的叫王茹，嗯，说又是季羡林的个什么秘书，李什么杰的干女儿，还自称是北大教授。 那个男的呢？就就就这男的呢，也是家里的一个护工，好像是一直一直在他们家，就是怎么就说干杂活对，怎么就说说这俩人呢？有一天晚上，因为季羡林的儿子去报案报的案嘛，对，有一天晚上报案，把季宅的玻璃砸碎了，进去搬了好多东西，古籍主要是古籍书。呃，出来，可是他们说的说是那是季老，怎么说遗嘱对给我的说这就是。 双方都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涉及到中国一个文化问题啊。中国文化在这个上面都解决不好，就是遗嘱问题，就是嘴上说的时候都可能一高兴说一句话，说哎将来这东西我给你这句话，我可能说着玩您就当真了。 <laughs> 他就这事儿，我这个不是没可能说过，但是从法律角角度上讲，这事儿不作数。 不像西方人，我老说西方人第一件事是成人了，十八岁写遗嘱，隔两年一改，隔两年一改。但中国的这种遗嘱文化呢，是忌讳吗？忌讳，忌讳，到死才写呢，都是打着吊针快死了，说我还有党费没交呢，都这路子， <laughs> 是不是？他的遗嘱都是到最后才说，没错，对吧？就我们的文化，所以中国人呢，大部分你看，你看香港这些官司啊，这些大官司全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哎，最近梅梅艳芳有遗嘱还。 打官司的对，那个就是那个就牵涉到一个麻烦，就是梅艳芳后来呢是笃信藏传佛教，嗯，然后她特别支持跟喜欢的就是一位大宝法王，因为大宝法王这一代是有双胞胎嘛，对不对？嗯，那这一位呢就比较就有，就当然你也不能说是谁真谁假，反正这位大宝法王呢就是在袭金的那一位，然后呢梅艳芳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遗嘱呢就是要把他的财务财产的大部分。 就要交给哎，这位大访问他那个基金会，梅梅姐姐跟他妈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他写有，他关系不好，他让他妈就说，他妈就是每个月能拿七万港币，一直拿到死。对，但他妈现在就入禀法庭啊，就说不干，说那那那个应该是归我们家的。 最后还败诉，就是他妈妈讨要这个遗产不值。那没办法，人家遗嘱写的清清楚楚现在现在就这都是这事儿，你像王永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全是这事儿，就中国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他不好好写。死后